我系四维压拉追求五官端正嘅假眼港女。你听紧系《Redesign》压拉一奏。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打到嚟，钱钱钱翻晒埋嚟。沈大师、沈阵营、高辉、小兵。